น้อง้องรดำเนิน้ารนแล้วกของการลองพ่อเองเจอในะ ยสังเกตไหมบางทีเนี่ยกายกับใจมันไม่ค่อยสัมพันธ์กันกายทำอะไรแต่จิตใจไม่ค่อยอยากจะทำด้วย กายนั่นนี้แต่จิตใจก็คิดออกไปจากที่ตรงนี้ไม่อยู่กับปัจจุบัน啊，大家通过昨天一天的用功啊，有没有看到自己 明明心里清楚应该在这里好好的精进用功，但是这个身体它就是不听话，有的时候就是不想起来，有的时候就是不想来禅堂，来了禅堂这个手有的时候就是抬不起来。 有些人呢，想在生活中明明是在工作的地方，但是心呢啊，却没有说啊，这里用词是那么认真的在工作。 心呢，去想着其他的事情，啊，很想回家，很想休息。啊，讲到这儿呢，是希望大家看到，为什么这个心和这个身，它总不能是一致的呢？ 知道，但是你有时候，最近又有自己不听话所以你才苦，因为你被他嗔痴奴役着啊，牵着鼻子走。所以这个说，他他苦苦是从哪来的呢？就是从这儿来的。嗯，混或混分开的话会发们或混。

我们先要认识苦，苦从哪里来？在我们心里为什么会出现苦？苦分为两ประเภท，ประเภทแรกเรื่องความทุกข์ของกาย，ประเภทที่สองเรื่องว่าความทุกข์ของใจ。在我们内。 苦有两种，很简单，一个是身身体上的苦，一个是心心里的苦。ประเภทในความรู้สึกภายในมีทุกคนความเจ็บไข้ได้ป่วยความแอร์เราจะพายจะถึงความตายนี่คือความรู้สึกภายใน。嗯，那身体上的苦呢？每个人都有啊，好像生病。 老啊，到最后死，每个人都有。หรือเราง่ายๆเนี่ยบางทีเราคิดว่าตัวนั้นเรื่องไปตัวนะแต่จริงแค่นั่งปวดเมื่อยนะหรือตอนเช้าหิวข้าวอันนี้ก็เป็นของของกายหรือว่าการแค่เข้าหายใจเข้าต้องหายใจออกนี่เป็นการบำบัดทุกข์ของกาย就像我们每天坐在这儿，昨天一天下 有的人腰酸背痛胳膊痛啊，苦的不得了。ความทุกข์ของกายนี้เป็นกัน ทุกคนเป็นกันทุกวัน เป็นกันทุกขนาดเลยนะเราสังเกตไหมไม่มีใครมีคนความทุกข์ของกายเลย在座的有哪一位从来就没有感冒过呢？嗯，感冒的时候舒服吗？ แต่ความทุกข์ของกายเนี่ยนะเราไม่สามารถแก้ไขได้เด็ดขาดหรอกวันนี้กินข้าวเดี๋ยวพอประวันก็ต้องหิวอีกตอนนี้หายใจเข้าเดี๋ยวก็หายใจออกอีกความทุกข์ของกายทำได้เพียงแค่บำบัดบรรเทารักษาเฉย那身体上的苦啊，有谁啊彻底的解决掉了呢？ แตรละท่านอาจจตัดแก่นาตลงพันปีมาทั้งนี้อายุยืนยาวเป็นพันปีหมื่นปีไม่ตายไม่มีนะในประวัติศาสตร์ในโลกนี้ไม่มีใครไม่ตายสุดท้ายก็ตายทุกคน完全控制不了自己的身体，对吗？到最后，每一位都要离开这个世界上，对吗？แม้แต่พระพุทเจ้าก็มีความไม่สบายก 你放不下的，每的个都在。嗯，我们要清楚这一点，要真清楚啊，不要一直想去改变它。那就是说，就连我们的啊释迦牟尼佛，到最后也是一样离开了我们。 但这里，问题就是说，我们要忍受各种痛苦，这些发生、伤害、伤害，由谁来背负？那既然身体的无常是这样的话，那我们要怎么从身体的无常中彻底的解脱出来呢？我们说，我们很多，但个人、个人、个人。

残疾已经到了这个一样这个样的程度，但是大家有没有注意他的脸？他的这个怎么用词是？他的脸色是一直是发光发亮的，大家有没有注意到？ 他工作忙，他待客忙，没工夫保养，没工夫保养他的身体。嗯，那所有认识他的人，啊，我们的小尊者跟他也很熟。所有认识他的人啊，都有同样的一个、一个、一个感觉，就是见过他的人从来没有看见过他皱眉头，他从来都是微微笑的，不管跟谁讲话都是这样。

为什么这个人偏偏是我？就在说他买他买，就是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？因为你没有看清，一切都是无常的。嗯，好，因为我们疲劳难难，他穿一小时多钟的，他为什么ปวดขา呢？他为什么就是被呢？甚至他劳累，他为什么他只痛在那痛？ปวดขา。 嗯，就像我们坐在这儿，腰酸啊，腿疼。好，甚至说，如果你的腿很酸很痛啊，你就把腿伸到旁边，直一直，动一动啊，不要啊一直在那问为什么我的腿这么痛，你要知道。 你要有解决的方法。啊，ตอนนี้มาพูดถึงความทุกข์ประเภทที่สองเนาะคือความทุกข์ของใจนะ好，现在我们来说一说心里的苦。ความทุกข์ของใจนะเมื่อกี้ก็พูดเรื่องของกายแต่ความทุกข์ของใจมันก็มีส่วนสำคัญกับความทุกข์ของกายก็คือว่าถ้าใจเราวางไม่คิดภาพตา 一般人都会现的苦啊，就是因为身体上的一些病痛使得你的心痛比身体痛啊，因为你没有学会认清事实真相刚才讲过了。 升起的事实真相就是你完全控制不了它。พระพุทธเจ้าท่านตรัสว่าปุถุชนนี่เหมือนกับถูกลูกศรถูกธนูยิงต่อเ่าก็คือว่าเวลาตายปุ๊บใจจะรูงด้วย แต่ผู้คนสัตธรมเนี่ยเวลาตายปุ๊บใจจะไม่ทุกถูกถูกลูกศรเพียงแค่ดอกเดียวเท่านั้น 身体上的疼痛其实可能只有一分，那我们心里啊去不停的埋怨、抱怨，然后一直啊看不清楚身体的变化而产生心理的痛是有九分。 เป็นเรื่องของกาลแต่ใจเป็นปกติธรรมดาไม่มีการด้วยไม่ได้ทุกข์ด้วย那昨天啊，我们看这个甘鹏老师的这个啊碟片的时候，看他有没有问自己一个问题：如果这个人是你，你会苦吗？หรือว่าคนนั้นเ 在用功修行的过程中，你清楚的看到它的无常，你的痛苦会减轻很多。แต่สังเกตไหมเนี่ยความทุกข์โลกนี้นะไม่มีใครเห็นคนความทุกข์เพราะว่ากายความทุกข์เพราะว่าสิ่งแวดล้อมความทุกข์เพราะว่าคนอื่นมันกะทำไม่มีใครเห็นคน แต่เราต้องยอมรับความจริงแล้วก็พ้นจากความทุกข์นี้ได้ 我的身体是这样的啊，我的生活，我身边的因缘它就是这样的啊，认清它，不理它，回到当下。 多佛的本事，他肯定能干。嗯，那我们伟大的佛陀，啊，他也有不喜欢他的人，就像提婆达多，会一直啊说佛陀多么多么的不好，还会一直去做一些啊破坏僧团的事情。 การจะรับมือกับความทุกข์ตรงนี้เราทำไงเราต้องมีสติคอยรู้ต้องทันเวลาเจอสิ่งกระทบจิตใจเราเป็นปกติหรือว่าจิตใจระวางไว้ไ่กับสิ่งที่กระทบถ้าเรามีสติจิตใจจะเป็นปกติ ถ้าเราขาดสติจิตใจจะหวังไหวไม่กับสิ่งที่กระทบ那么，当碰到一些不喜欢我的人的时候， 或者是一些恶缘啊，一些境界现前的时候，所以说这个时候需要的是什么呢？需要的是决心啊！你要知道你自己的心又跳到念头里去，又在黏着这些可能已经过去的事情上面了。 骂你的那个人，可能已经是三天前的事情了，但是到现在你还记在心上。那是他的错还是你的错呢？尊者说，是你的错，因为你的心没有学会有觉性的知道自己。 你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，那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。你还在念头里面，赶紧从念头里跳出来，回到当下。แต่ถอนนี้ที่เรามาไม่คันตรงที่เราแบบว่าแร่ก็ไม่เป็นไรเพราะว่างเมื่อไรที่เรารู้ตัวว่าเราวันไหวไปแบบนี้มันจบแล้วถ้าเรามีสติกลับมา 以前那些麻烦被偷了怎么嗯，人家说你的那句话已经三天了，你还装在心里？嗯，对他说，你怎么那么笨呢？嗯，因为决心啊，不够强。那我们尽量的觉知自己啊，知道啊自己还在念着，知道自己已经完全陷入在那个念头里面。 是你要看得到哦，看不到的人是出不来的。看到的人类，刹那间，唰一下就回到当下，这就叫解脱。那么一面决心提起。 哦，知道自己用很好笑的、怯弱的这种念头，已经很长时间了，马上回到当下。甚至说那一刹那，你可以回到当下，把那件事情放下的那一刹那，那就是我们讲的一个又一个的小小的涅槃。你会发现，你放下的那一刻是多么的美好。OK，没太着急了，看北方。 ตอนนี้เราอยู่กับตรงนี้นะจิตใจมันไม่ก็ไม่ทุกข์แล้ว那么问在座的各位，刚才我们讲了大概啊几十分钟了，这几十分钟里大家苦吗？那ถึงว่าไม่ทุกข์ตอน昨天้เราจะไปเอามรรคผลทผ่าน้าน้มา้น้มนว่าน้่นม่ท 因为我们这几十分钟一直在教大家知道自己看见自己啊，每个人在座的一边听啊，一边知道自己的啊这个觉性非常的好，所以你不苦。 那批恐怕就是哦，应该被，被别人领走了，被别人偷走了，被别人偷走了，那么有一些人的呃这个心就像小孩子一样，明明坐在这里蛮清静的，可是他呢就喜欢找一些烦恼来，啊不是从前面的人找。 就是从旁边的人找，人家动一动，他也起烦恼；啊，人家啊打个嗝，他也跟着起烦恼。我们把我们攀缘心收起来，好好回到当下，跟你当下有觉性的心在一起，跟你当下的小涅槃在一起。对一个念佛，他念佛，念点。 嗯，甚至说跑出去了没关系啊，不要责怪自己，很正常。清楚的看到自己的心又在攀缘，念头又跑出去执着别人的事情，好，轻松的看见，轻松的回到当下。 重来，重来，一遍一遍的重来，没关系，你已经很棒了。啊，这里我们ความทุกข์ของใจเป็นแบบหนึ่งซึ่งไม่ค่อยเกี่ยวกับสภาพแวดล้อมแต่เป็นความทุกข์ที่เกิดจากความคิดนะ คิดไปดีคิดไปอนาคตนะคิดแล้วก็ทุกข์คิดแล้วก็สุขเลยนะ เราเคยเป็นนบ้างไหม好 嗯，旁边的人不理了，知道了你应该去一直找别人的问题，回到了当下。那过了一会儿，啊，又想到了过去的事情，甚至说，甚至于五年前、十年前的事情都翻腾出来了。坐在这儿，哎呀，一直伤心，一直心烦意乱，一直起嗔心。 ื่อว่าพวกเราเห็นจิตใจของเราไหมเวลาเดินจงกรมไปบางทีเดินไปคิดไป เดินไปก็แบบไม่รู้ความคิดมันมาจากไหนบ้างมาสารพัดเรื่องราวหรือนั่งยกมือนั่งยกมืาเหมือนกัน那昨天一天坐在这儿用功，有没有人想到了过去的事？ 有没有人想到了未来还没发生的事情？啊，这以用的词是过去的乱七八糟的事情都出来了，啊，一直坐在那儿啊评论评价啊，就是说像个法官一样在那评判。哎呀，那五年前。 บางทีมันก็โนผุดขึ้นมาตั้งแต่จำความได้ครั้งแรกจนถึงปัจจุบันหรือบางทีก็ต่อไปอนาคตจนถึงจะตายจะทำอะไรบ้างมันได้เราไป่คิด尊者说：“别人都不错，就你错。你执着就是你错，你迷就是你错。”ตรงนี้นะตา หลวงพ่อเขียนให้ว่าความรักคิดมันรักคิดไม่ได้ื่องใจคิด แต่มันขโมยมาคิดแต่ตรงนี้ที่ว่าเป็นสาขาการปูแต่งเราต้องรู้ทันก็ระวางนะคะ我们的龙婆丹田尊่嗯，是这样告诉我们的：这些来的念头啊，他老人家用一个词说，是偷偷摸摸的念头。 其实就是我们的无明，啊，我们一直会让自己回到过去的事情，一直会去想起啊一些未来的事情。那么在这个时候，大家一定要能看得见它。ไม่ใช่ว่าความคิดนี้คิดแล้วสุขคิดแล้วสนุกคิดแล้วเพลินแล้วจะไปเกี่ยวต่อมันไม่ใช่นะมันเป็นการสร้างนิสัยไม่มีนิสัยจริง 那有些人是这样的，想起一些过去不愉快的事情，他不喜欢，他很讨厌。但是如果有一件他觉得很自豪、很快乐的事情冒出来，他就不停的在那边探出，嗯，在那边品味那种快乐。所以说，这是一个坏习惯。 你的心非常贪着所谓的快乐啊，快进快离，喜欢那所以，说，有些人就会问：那还不让我快乐？ 我快乐一下都不行吗？尊者问说：“那你要看见你是快乐，你还是在贪着快乐？因为有些人在一件很幸福、很自豪的事情里，他他可以在那边想这件事情，想半个小时、一个小时，美滋滋的，看他的表情都能看出来。” แต่เราก็ไม่ใช่ว่าห้ามไม่ให้มันไม่คิด ก็ไม่ใช่นะไปกดมันไว้ไปข่มมันไว้ไม่มันไม่คิดก็ผิดเหมือนกันหน้าที่ของเราเพียงแค่อ๋อรู้ทันว่ามันคิดเราองกลับมาในปัจจุบันไม่ให้ห้ามไม่่ด้ข่ม不是不让大家快乐，是因为这半小时太久了，已经成为了过去。你已经陷入在念头里半 你完全没有看见自己啊，所以作者说不是不让大家有念头，念头有这是正常的，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念头，你都清楚的看见，不要掉在里面，不要陷入到念头里，马上看见它，轻松的回在回到当下，当下才是最。 มันจะต่างกันนะถ้าทำไมเราถามทำไมถึงคิดทำไมมันถึงคิด ถ้าเราถามว่าทำไมถึงคิดแบบนี้เราเป็นทุกแต่ถ้าเราแค่รู้ว่ามันคิด แค่รู้ว่ามันคิด แบบนี้มันไม่ทุกข์นะแค่รู้มันยังไม่ทุกข์แต่ถ้าถามทำไมมันคิด มันจะยิ่งทุกข์เป็นอันต่าเรา所以我们坐在这里，昨天一天，还有六天，要做的是什么？要做的就是 你只是知道就好了，来了，知道回到当下；来了，又轻松的知道，又轻松的回到当下。不要让自己陷入在任何一个过去和未来的念头里面。Morning, Master. 然后你再继续用功啊，你的心会越来越细。你会发现，不管是好的念头，还是坏的念头，不管是过去的念头，还是未来的事情，它呢啊，就像。

你喜欢那个呃那个喜欢的念头出现了以后，它还是会灭掉。那接下来可能你不喜欢的事情又来了，又生了。然后呢，过了一段时间它又灭了。然后呢，好的事情又来了，就是这样不断的在生灭生灭生灭。刚才跟着说好玩啊，如果你真的能看到自己的话，心情。 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，因为你发现你的心真的很会造作，真的很会表演。ที่พูดมาทุกคนให้เราเห็นภาพว่าความทุกเน่มันเป็นเรื่องของธรรมดาที่ทุกคนจะต้องประสบพบเจอแต่การปฏิบัติธรรมเนี่ยมันจะเป็นวิธีการอย่างเดียวเท่านั้นที่จะทำให้เราออกจากความคุกได้อย่างแท้จริง。 不停的再去用功，啊，你的心更加细了。这回你会发现，在生灭的过程中，它真的是无常的。佛陀告诉我们，一切都是无常的。你发现了，你从你亲身的实践中发现了这个是真的。这是书本里永远， <laughs> 这是在书本里。

亲眼看到的，从哪儿看到的呢？从自己的身跟心中看到的。那感觉这体不谈，那是看见实体，看见กาย，看见วิตถ看见เวทนา，วิตถิ，看见ิ来，就是有几样，可以得到满足。那既然啊，从你的啊认真的修的过程中。 清楚的看到了啊，他在刹那的生灭，清楚的看到了他的无常，那还有什么执着的呢？那为什么还不赶紧把它放下呢？那，那我们呢，都贪爱了，爱比丘，可以贪比丘，比比丘僧，那我们都要学这个，因为贪爱，比丘，比丘能来。 所以呢，雍仲禅教大家彻底的从你的每一个假的念头里跳脱出来。那么，我们就教大家做手部动作和进行，教大家知道，知道。 ดังนั้นมันเลยมีรูปแบบทำไมถึงต้องมานั่งเล่นมือท่านจังหวะทำไมถึงต้องมาเดินจนผมก็เพื่อว่าเป็นการฝึกเพราะจิตใจเราไม่คุ้นเคยกับการอยู่กายการสร้างรูปแบบก็เพื่อให้จิตใจมันคุ้นเคยกับการมีสติในการเห็นกายบ่อยๆ因为我们的心啊啊，在平常生活中，并没有学会跟自己的身在一起。 所以你的心一直在攀援，啊，自己给自己惹来了很多苦。所以呢，现在我们就是要学会跟自己在一起，啊，那从哪开始呢？从身开始。所以我们让它打动，不让大家静静的坐在那边。心细的人，你的心细了，你会发现，你不停的在动。

大家有没有见过这样的人？坐在那儿发呆，再坐一会儿就能笑出来；还有一些人坐在那儿发呆，再坐一会儿就流眼泪。如果遇到这些人，那可以说，那你他妈的，太可怜了，那妈。 还有这样的情况，坐在那儿啊，盘起腿来，眼睛闭起来啊，看着非常的清净啊，其实心里。 已经起火了，嗯，千千万万的事情把他搞得心烦意乱。在那苏拜内丹内丹内丹เคลื่อนไหวเนี่ยเป็นการปลุกเถิดให้เราตื่นตัวเมื่อกายตื่นตัวขึ้นมาจิตใจก็จะมีสติพ่อเห็นกายที่มีเคลื่อนไหวจิตใจก็จะหมดความคิดได้ดีกว่า。所以我们让大家。 跟自己的声音在一起，因为它很简单，这是最最简单的一个方法啊！声动啊，你知道，声再动，你又知道。呃，他们讲咧，那那，该做位那呢，他们做两窝嘛，该做位那呢，关键他们现想，因为，因为那边空气咧，太冷，空气太冷咯。 那么身在动，我们再知道。那有时候身在动，心跑掉了，我们也能知道。然后我们呢，马上轻松的又回到当下，再动再知道。 ใหม่ๆเราต้องอาศัยรูปแบบเนี่ยทำให้สติมันเกิดขึ้นบ่อยๆแต่พอทำงานไปเรื่อยๆ เราต้องฝึกสตินอกรูปแบบเลยไม่ได้แต่แต่นั่งยกมืออย่างเดียวเลยตัวเดียวทุกเรียบดที่เราเคลื่อนไหวทานข้าวอาบน้ำเดินไปที่ไหน ก็สามารถมีสติในการตามรู้กายได้如果自己的身在动，自己还不知道的话， 这时候烦恼习气无明在旁边等着你呢，他就想钻这个空子，你一定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，他马上钻空子，马上来袭击你，你的苦马上就来了。大家可以来，他可以打我，他也可以打你们。 ถามก็เขียนว่าต้องปฏิบัติตั้งแต่กี่โมงถึงกี่โมง ท่านก็คิดว่าเหมือนเป็นใช้เวลาเข้าทำงานตั้งแต่เช้าจนถึงเย็นแล้วก็พักปฏิบัติไม่ใช่นะหลวงพ่อเทียนบอกว่า ให้ปฏิบัติตั้งแต่ตื่นจนหลับ尊者讲到，嗯，尊者寺院的住持，啊、我们的朝尊者是副住持，嗯，还有 住持大和尚，啊，他是阿姜拜生尊者，啊，阿姜拜生尊者说，啊，曾经他问过龙波田，龙波田尊者往生的那一位，曾经问过龙波田说，我是不是要从早上八点用功用功到，嗯，中午饭之前十一点，下午再从一点用功到。 五点呢？然后龙田尊者微笑的回答说：“错了，嗯，你的用功应该是从你睁开眼睛的那一刻，一直到你晚上睡觉前闭上眼睛的那一刻。” เวลาที่รวมกันจะปฏิบัติ，เวลาที่ไม่รวมกันก็เป็นเวลาในการคอยฝึกปฏิบัติอกัน。所以作者说，为什么讲到这个呢？啊，是是要告诉大家，在禅当中，啊，我们做什么动作，我们进行，你很用功，不是一出了禅堂的门，你就开始放逸，你就开始懈怠。 孙姐说：“昨天孙姐看到有的人在宿舍的楼下讲话，啊，孙姐说，多么啊，多么有意义的七天，多么不容易的七天，大家珍惜这个时间，在路上也用功，回到宿舍也用功，不要理别人，不要理他，你好好的用功。” ริงเกิดปารปัจจัยนี้นะไม่ใช่เรื่องหนักไม่ใช่เรื่องลำบากนะถ้าเรารู้สึกสนุกในการเียนการทำเคลื่อนไหวในการเห็นใจในการคิดนึกมันจะสนุกตั้งแต่ตื่นจนหลับสนุกในการเก่นเลย嗯，作者说啊，我们刚刚来第二天没关系啊，也是要给大家信心啊，慢慢来，继续努力。那么时间久了。 尊者说：“你会觉得很好玩，这是一件很好玩的事情。从早睁开眼睛就开始看着他，大家注意，尊者用的这个词。从早早晨睁开眼睛就开始看着他，他一直到晚上睡觉前都在看着他，他很好玩。他眼睛，他眼睛，就是这种。” อย่าทำให้เป็นเรื่องทุกข์ไม่ใช่เรื่องทุกข์นะที่ต้องคอยตามดูตามดูมันไม่ใช่นะ เป็นเรื่องที่สนุกในการใช้ความรู้จากตัวเองแต่ถ้าเราบอกเป็นเรื่องทุกข์ทำไมต้องมานั่งต้องมาเดินต้องมาทำอะไรแบบนี้เนี่ยจิตใจเราจะยิ่งทุกข์หนักเรื่อยๆดังนั้นโกเก็บวันเรา็นต้องทนทุกข์แต่นี่ไม่ใช่นะแต่เราจะสนุกในการเปลี่ยนตัวเองอืมา่嗯，大家会发现这个身，身体的身 变着花样的。 耶了以后，你在山上慢慢的走，慢慢的欣赏山上的风景和山下的风景的时候，你会很自在的。แต่พูดแบบนี้ก็ไม่ใช่แค่ไปคิดว่าเมื่อไรจะถึงยอดเขาเมื่อไรจะสบายถ้าคิดแบบนั้นเราก็จะทุกข์นะแต่เพียงแค่มีสติในการเดินแต่ละก้าวเดินแต่ละก้าวสังเกตไหมถ้าใครถ้าเราเดินขึ้นเขาแค่มีสติในการเดินแต่ละก้าวตอนนั้นมันจะวิ่งเหนื่อมันจะ 但是，们说，当太阳升起，太阳升起，太阳升起的时候。嗯，那如果你没有上到山头山顶上，你怎么能看到山上美丽的风光？你只有在山上，你才能看到山下的一切，你才能一目了然。但是，尊者说，也不是说。 让大家做的人拼命的，我要上山啊！也不要带着这种欲望，只是告诉大家，上山是蛮辛苦的，但是啊，我们尽量的告诉大家，轻松的知道，轻松的回到当下，你慢慢来，不要急。但是你要知道，上山是要经过一番啊一番跟自己的啊斗争的。 但是呢，不要啊太去执着这些路上的苦。我们现在让大家做的就是轻松的回到当下。เราปฏิบัติตอนนี้ก็เหมือนกันเนาะเวลาเราคิดว่าเมื่อไรจะได้เมื่อไรจะมีเมื่อไรจะเป็นอย่างครูบาอาจารย์อยากที่อยากรู้อยากเห็นอยากเป็นอยากมีอ๋อระหว่าเราคิดไปก่อนเพียงแค่กลับมาอยู่กับปฏิบัติก็พอแล้วอย่าไปเอาความอยากมันเป็นตัวพาทา 就是说，第一天啊，第二天大家可能心中还有很多疑问，放下所有的疑问，好好的用功啊！你的疑问是因为你的功夫还不到家啊，所以我们还看到旁边贴的法语：你好好的活在当下，你会你的答案会一一的在你的实修中。 解决的。你才修一天，你想修成阿罗汉吗？แต่บางคนก็จะเถียงในใจว่าเออถ้าไม่อยากจะนคนทุกข์ถ้าไม่อยากจะมีสติจะมาฝืนทำทำไมบางคนก็จะเถียงในใจมันก็อาจจะใช่เราก็มีความอยากในการที่จะเป็นคนทุกข์อยากที่จะมีความรู้อะไรต่างๆมากมายแต่เราไม่เอาความอยากเป็นตัวนำหน้า 孙哲说：“昨天，嗯，我拿给孙哲很多的小纸条，嗯，都是学员写上来的。嗯，孙哲说，嗯，不要让自己陷在念头里，好好的用功，哪来那么多的问？” 我们在生活中很苦，就是因为我们的问题太多。你好好的回到当下，好好的跟自己在一起，没有问题。那也说不是说啊，就不让大家写了。有的人真有问题，那可以写没问题。但有一些人写的有一些问题，你是不是自己可以意识到，那只是你的思维在作怪呢？ เหมือนกับที่เมื่อคู่แ๋ยวก็เราจบไปทานอาหารเราจะทานอาหารด้วยความอยากหรือเราจะทานอาหารด้วยความมีสติ ค่อยๆทานไปทีละคำทีละคำทีละคำแล้วก็อิ่มะแต่ถ้าทันทีเราอยากอยากอยากอยากทำให้เรากินแบบขาดสติอาจจะขาดนิ่ตัวเองอาจจะทำให้อาหารโผล่แย่ได้所以尊者说，好好用功，你这个功夫还没到家， 好好的用功，没有问题，只有答案。因为你在修行的过程中，你会发现你的问题呀成千上万，其实大部分都是陷入在念头中，陷入在思维里。但是如果你再细去品的话，你会发现你的问题，它会自生自灭的，过一段时间它会自己就灭掉了。 那之前也讲过，一切都是生灭的，生灭的啊！大家看到它无常，别再被念头骗。这个脑子里面呢，都是垃圾。那你要看哪？天天着天天天，如果一直做，做看，做看，被被诱导了，那ปฏิบัติท看，做看，做看，ความรู้ก็ไม่เไปเได 可说我们脑子里都是垃圾，都是垃圾啊！但是我们在这里做，不是要来清除它，要来改它，不是。我们让你做的就是当下，当下知道，知道。我们让你做的是这个事情。 不用去理这些垃圾和乐色啊，不理他，完全不理他，因为他太厉害了，他已经跟你在一起二十年、三十年、四十年了啊，你是很难处理他的，你只是在知道上下功夫。啊，作者还讲到，马上就要用斋了，等一下我去用斋，大家应该怎么用功，大家很记住。 用斋好了以后，吃饱了，慢慢的有决心的走回宿舍。回到宿舍里，你应该怎么用功？应该怎么样的跟自己在一起？那么看看今天会不会比昨天有进步？苏也想相信大家一定可以做得到。那各位同学，各位，各位，各位，对过去已放下啦，呐。 ที่สุดเลือกนะในการใช้วันหยุดในการให้เวลาเราตัวเองมาปฏิบัติธรรมนี่ถือว่าพวกเราเป็นผู้ที่มีปัญญาในการเห็นทางที่เรียกว่าถูกต้องดีมากกว่าคนหลายคนในโลกใบนี้希望大家珍惜 看ารน คนให้กลับไปศึกษาที่ตัวคุณนั่นแหละก็คือเห็นธรรมะตรงนั้น ให้สติกลับมาศึกษาดูกายดูใจอย่างที่เขาเป็นยอมรับเขาเป็นเขาเป็นถ้าจิตใจเราสามารถถอนออกจากความทุกข์ได้เนาะประกอบทุกคนเลยพยายามกลับมาศึกษาตัวเองเราจอยู่เป็นเพื่อนเป็นมิตรปฏิเป็นเพื่อนเป็นกำลังใจให้กันนละกัน 没有在佛陀那里法，也没有在我不停尊者那里法，在我们自己的心。 没关系，因为它很正常。啊，我们就是要大家看清楚，你有时候知道，有时候不知道，看清它，啊，知道它，承担它，不会再在知道和不知不知道中去起烦恼，那心量的轻松的自在的在用功，啊，那所以说我们就会准备用斋。那么今天。 那跟他说一下，二位尊者会偷偷的在外面看大家吃饭的样子，是是不是有决心的在吃饭？那我们就准备用餐。